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二百三十四集。高高的云层上，一位金仙的声音渺渺响起：“后生可畏，本君年少时曾受先帝恩泽。” 这次得知先帝兵解，本君十分悲痛。本君没什么可为先帝做的，只能帮先帝贯彻他的理念。林清霄是先帝忠义的继承人，如果最终他能撑到最后，本君愿意拥护他登基。第一位金仙表态带来的影响非常不小，坐席上轰然，许多人都重新审时度势。 另外两位金仙平静如常，可是心底悄然划过许多想法。姬环出现在这里，自然是有点想法的。他本来以为这次是他和离歌的战争，却没想到离歌并不打算参与。姬环有些意外，他堂堂一个金仙，总不至于去和上仙打吧？就算打赢了，又有什么名声可言呢？ 虽然有些胜之不武，但是总体来说是好事。在场唯有三个金仙，离歌不参加，彭越并非龙族，那么天地之位已是姬环的囊中之物了。姬环心态放松下来，甚至有心思去看台下打斗。高段位的仙族壁垒鲜明，天仙和上仙隔着壁，上仙又和金仙隔着壁。 高阶位看低阶打斗，就和专业舞者看小孩子打架一样，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可言。但是这次，姬环屈尊于贵朝下扫了一眼，惊讶地发现，竟然比他想象中的强很多。最先上台的那个年轻人身法很是可圈可点，才片刻的功夫，他的剑尖就抵上对手脖颈，对手认输，自动除名。 龙族是一个崇尚强者的种族，凡事只看结果，不问因由。上台的次数只有一次，一旦落败或灵力耗尽，就被取消接下来的竞选资格。绝对的强者，无论什么时候上台，都可以站到最后。只要有一次不行，那就是还不够强。对手被林青霄比中命脉，若是不认输，只有死这一条路。 对方败了，倒也利索，直接下台。虽然遗憾，但并没有什么不甘，因为他在交手时明确感受到他不及林青霄，败于林青霄手下，他心服口服。易华轩坐在昆山少主席位上，远远看着擂台上的人，心中产生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，仿佛不久之前他也经历过同样的场景。 明明在希尔米海的时候，他和林青霄的修为还是齐平的，为什么一眨眼间林青霄就连跳几阶，成了足以和他的父辈、祖父辈交手的存在呢？离谱，就真的很离谱！要不是亲眼所见，易华轩都不敢相信这种事情是真实存在的。林青霄挫败第一人后，实力也慢慢摊开在众人面前。 台下人掂量后，不断有人拿着专门克制林青霄的战术上台挑战林青霄。风雨家坐在观礼台上，十分感叹：“他们对同族人下手竟然这么狠。”龙族一贯如此。叶子楠见怪不怪，说：“正因为他们对自己人够狠，他们才能誉于天下呀。”风雨家看着台上的景象，简直心惊胆战。以前没见过林青霄全力开招。 风雨家一直知道林清霄强大，却不知道他到底强大到什么程度。今日看林清霄和其他龙族动手，风雨家才知道，原来龙族能世世代代担任天地能统治着这么大的仙界而不被人反抗，真的是有道理的。九州会，既是选拔天地的盛会，同样也是龙族对外界的一次示威。反正风雨家被威慑得服服帖帖。 不会再有任何挑战中央的心，都不需要天地出马，龙族随便一个人就可以单挑凤凰全族。越到后面战斗越激烈冗长，这时已经不存在任何技巧可言。林青霄的每一招每一式都被下面的人记录在册，反复研究。他能倚仗的唯有不变的速与力。 林青霄终于结束了和岐山家主的苦战，他们两人打了七天，每个人都疲惫不堪。岐山家主被林青霄重伤，林青霄身上也带了血。战局进入到现在，就算是林青霄也感到吃力了。他已经独自打败了五个人，其中包括三位家主，这对林青霄的消耗是致命的。洛寒坐在席位上坐立不安。 他想要为林青霄分担，但是又知道，他什么都不能为林青霄做，他能做的唯有默默等待。林青霄才稍稍歇了片刻，高台上遥遥传来一道声音，姬环慢慢从高台上落下，说：“嗯，是个好苗子，假以时日必成大器。你已经打了好几场了，是时候回去歇息了。” 姬环已经看了足够久，他渐渐没有耐心，打算收场。姬环的目标一直是离歌，离歌不参加，大鹏不足为惧，天地已是他的囊中之物。姬环从来没有把前面这些人放在眼里，他们打得再激烈，也只是给姬环热场子罢了。唯一让姬环意外的，就是林清霄。各大比赛中，最先上场的人。 默认是垫脚石，就算实力再厉害，这个排位也注定走不到中场。姬环本以为林清霄过一两轮就会被刷下来，没想到他以一敌五，竟然撑到了现在。以上仙初阶的修为能做到如此，已经非常了不得，日后是个可用之才。姬环记下了这个人，然后落到高台上，示意林清霄可以自请弃权了。 越阶挑战从来不越大级别，何况上仙初阶和金仙。姬环现在上场确实有收割林青霄胜利果实的意味，然而仙界强者为尊，谁让姬环修为高呢？姬环下场，观里的人虽有遗憾，但也并不意外。龙族六山的家主都是上仙，成名或早或晚，但是每一个人的实力都不弱。 上仙已经是天界有名有号的人物，但还不是食物链顶端。真正的顶层是金仙、大罗仙尊。现在的天界已无仙尊，金仙便是规则的制定者。今日现场有三位金仙，结局从一开始其实就已经写好了。有金仙在，其他人再努力又有何用呢？ 林青霄能走到这一步，已经刷新了修仙界的多项记录。众人都承认林青霄的实力，即便林青霄弃权，也不会影响他新一代第一人的地位了。林青霄现在只需要说身上有伤或者体力不支，就可以带着五战五胜的荣耀下台，从此名震天界，青云直上。大家等了许久。 却见林青霄调理了一下气息，抱拳直礼：“久仰金仙大名，请赐教。”众人哗然，连姬环都吃惊了：“你要挑战我？”林青霄刚经历过一场激战，唇色浅淡，发冠微乱，气色说不上好，但是他眼神坚定，说话掷地有声：“于我而言，胜就是胜，败就是败。” 没有不战而退的道理。姬环仙君，请。姬环是真的意外了，他逍遥世间几十万年，每个人见了他都是毕恭毕敬，从没有人敢挑战他。姬环意外，随后笑了笑说：“ <laughs> 少年人倒是有志气，但是有志气，不等于不知天高地厚。一旦动起手来。” 我可不会看在你是年轻人的份上让你。不必，林青霄说：“金仙不必手下留情，无论结果如何，都是我自己的事情。”好，有胆识。姬环府长说：“有勇有谋，心智过人，是个可塑之才。看你骨龄还很年轻，实际年龄恐怕连我一次闭关都不如。” 为了避免别人说我欺负小孩子，我只出十招。这十招若你能全部接下，便算你赢。林青霄没什么波动，点头说：“好。”两人说完后，没有任何开始的信号，厮杀无声而起。姬环虽然说只出十招，但是他是奔着天地来的，怎么可能手下留情呢？姬环第一掌就使出五成灵力。 林清霄以剑引阵，竟然接住了。姬环着实吃惊：这个林清霄真的只是上仙吗？他体内的灵气根本不只是一个上仙的水准，甚至是金仙。姬环收起轻视之心，招招使出必杀技。然而越是交手，姬环心中的惊讶越甚。林清霄到底是什么人？天界什么时候出了这样的人物？ 别人可能认不出来，可是姬环修行多年，收集过许多上古秘术，他看得分明。林清霄的法术里有不少上古秘术的影子，而且林清霄的剑，以姬环之能，竟然无法一眼看穿来历。看剑的形制是当今产物，但无论材料还是威力，都远非现在的材料能及。惊汉中。 八招过去了，姬环不再顾及会不会被人说以大欺小，他站在台上，双手蓄力，使出自己的本命绝技。姬环飞升金仙后，觉醒了天赋神通，靠着这一点，姬环多年来横行无忌，连同为金仙的另外三人也不敢轻易和他动手。姬环手臂上的灵光越来越强盛，一条黑色囚龙 出现在他身后，张牙舞爪，头生尖角。林清霄也放弃了一切法术，照出本体，以龙族最原始的力量和姬环硬碰硬。两条龙不断壮大，黑龙来势汹汹，银龙冰封千里，两龙盘旋，呼的长啸，全力冲向对方。两道光芒在高台中央对撞，在四周冲起巨大气浪。 云雾剧烈翻滚，随着强烈的光亮冲到结界上，结界连片刻都没支撑住，砰的碎裂。没了结界阻拦，里面的灵气冲到外面，将浩荡的观礼云层冲得一片狼藉。在场全是高手，他们早在林清霄和姬环照出龙形的时候就防备着，后来见结界果然崩溃，立刻出手护住各家的观礼台。 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